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没有了健康，但是还可以有审美。嗯这个云雾啊，我给你看一个特别美的。有一个记者很不容易在迪拜能够拍到这样的那个照片。你看这个迪迪拜，嗯，云之上，因为迪拜都是高楼嘛。你再看下边，那那个雾一定是早上的雾很大才拍。哎，他等了，他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拍到。你看迪拜，迪拜。 这就你看，像那个天上的王国是吧？对，哎，你再看，我们北京也不比迪拜差。你看，这 <laughs> 你说这能看？只是这个雾没那么白。是，你你再看下边，你看，也感觉像远处有仙山呢。这是北京吗？呃，香港，香港吧，很像。这是北京吧？因为北京不像旁边会有这么一座山吧？大陆，大陆，有一北北北京有山的。到西山那才行啊。反反反正是大陆。 对对不，这还不是香港？你看，这个一看开始大陆，所以呢？没有，你刚说北京那个图片，看有没有图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你加了图说也可以变成非常浪漫的。有些拍北京嘛，天空嘛，一片云，黑云，然后那个他有人写了一段文字哈，引申出来说，哎呀，那个黑黑的，真像什么？我们小时候啊，写书法。 用个小小的塑胶盒子，加一块棉棉花，白色的，上面淋了墨汁墨水，然后呢，沾了就可以写。然后呢，整个北京看起来就像被一个这样的沾了墨水的棉花，浓浓的、紧紧的围住哈。 因为现在，现在我想起水墨画，对对对。其实现在我们国家就是一片泼墨山水， <laughs> 对。所以这我们这么再讲下去，人家就会说了，继这个张将军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完雾霾是为了要对付美国的激光武器之后， <laughs> 对。现在就轮到锵锵三人行说雾霾是为了给中国增加美感。 <laughs> 对对对，雾霾是为了复兴中国的这个水墨，是吧？墨水墨写意。现在不是说要提倡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吗？没错，就是而且都不是工笔的。 必定是写意的大泼墨，因为什么都看不清， <laughs> 是吧？但是我还有更高一筹的，我们要通过这个讲一讲，这他们最最最最说的是人们心中的雾霾。 对吧？你你知道最近于丹都说了，说你可以采取各种各样措施，实在要不行了，那你得靠精神。 <laughs> 你得靠精神，你买都能靠精神。于丹这有点太什么了吧？ <laughs> 哎，我这个要替于姑娘说说点话。我看到微博很多人骂她嘛，我就替她感觉不太公道。哎。 他没有说说什么，他不是。有，他回去读《论语》就能治嘛。吗？有，他大概是说，哎，我们要靠自己发挥正能量哈，不要找空的地方去，还有用正面的能量来面对哈。坦白讲，我们非常无无奈啊，大家都知道一些理由。坦白讲，那些理由也大家都说了。 因为没有理由不敢说嘛，连国家也说嘛，这是工业还有种种的乱七八糟的生态的滥用等等哈，所以呢不说说了那个不表示你是英雄。 不说的话，因为已经大家都说了，你没有理由。因为那个人是，只是呃，从正能量那个角度来看，你就说他好像有些事情不敢说，哈，好像为了国家来打造打造那个那个正面形象样，我觉得大家很容易把愤怒哈找到一个人，尤其是出名的人，然后就丢他。 丢石头，我觉得其实他也是无奈的情况下，大家各自能做些什么呢？对对你你不不不能怎么办吗？跳河死掉吗？你你说的这种心理啊，我倒可以用到香港人身上。我就说啊，这个香港人心中的雾霾，这可以讲讲吗？哎，你看最近啊，你们因为你们俩都是香都是都算香港人啊，就是我先听到的是今天早上香港的新闻都在讲什么呢？ 说这个北京原来要开这个会，APEC，对，什么会？说原本要在香港开，这这开会是个好的商机嘛？嗯，但是好像也不算什么好商机吧，反正就是个国际事件，一个 APEC 的部长级的会议嘛，很多领导人也会来嘛。后来说不不不不不在香港开了，要在北京开。嗯，那难免，当然这个人家国家领导人决定这个事儿，原因不定是什么呢啊？但是在香港就会有人说了。 说你看，你这个少数极端分子跑到街上，指着大陆游客骂我，人家是蝗虫。这下好了，好了，人家北京人不在你这儿开会了。哎，你们作为香港人怎么看这事儿？我觉得 A 派不在香港开理由都应该是很政治的吧？就是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之外，主要就是他大概很清楚谋算得到，到时候如果真的，比如说要开这个会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起码亚洲地区的媒体都会来，然后国际上有很多媒体会来。通常媒体聚的越多的时候，各种的社会运动、示威运动就一定会很多，因为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的机会。那我想大概怕到时候这种运动就会把整个会议的风头啊、镜头都抢了去了。 而且甚至说不定还有什么保安问题，尤其因为香港现在这么强烈的本土意识底下，你有一些国家领导人来了，万一到时候也来些鸡蛋番茄啊什么，那可能不太好看。哎呦，而且就是今天吧，呃，前明报的总编辑嘛是在是在港岛吧？是哎，香港还有这个斩人的，前些年这个郑经汉那个名嘴被斩。 这次现在是情况，我都不知道这个生命危殆是吧？对，砍了三刀啊！对，嗯，那那个可以是两件事，可以是一一件事哈。先收回 A 片，你刚不是讲了一句话吗？决定在哪里开是有理由的嘛？你刚说哎，决定不在香港开哈，一定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才决定。嗯嗯。问题是就是说那个说法那个理由。 有没有用一个妥善的方法来交代？哈，坦白讲，虽然是一个国家嘛，我这个会在什么地方开，本来就预备好了。香港特区这边那个预算几千万也准备好了，也完全开始要去工作。突然说不开的时候，假如这是一个事件需要来公关策略来铺排的话，你预先总要通通气。 还有出来说的时候要有一个说法，有一个一个理由。当你那个理由不明的时候，越含糊的时候，越给了香港人的呃悬念哈，一个想象空间， <clears throat> 甚至一个冤枉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要互互为因果了，不能只怪香港人说，你看不开你要吵，开你也吵，对吧？你要好好把这个事情开也好，不开也好，要把那个说法还有做法好好来铺排好，我觉得比较公道哈。对，但有时候。 后表面说的也并不见得完全是心里感觉到的，对，对所以他说才说这是公关嘛。但我觉得恰好问题就在这，就因为现在香港政府有个解释，说是是为什么统筹方便啊等等这些理由，大家觉得不是站太站得住脚，嗯所以佳慧刚才会有这样质疑。可是我觉得恰恰现在整件事的绝妙就在于就是不告诉你，嗯一个很好的理由，嗯就是要让你们自己去想，这才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中国的。 政坛里面的这种公关了，是这样子的玩法，就不告诉你怎么回事就比如说，有时候有包括一些政治人物跟香港的一些呃舆论在吵架的时候，或者在在辩论的时候，也会说这什么什么事你自己心知肚明，你自己了解。就这是一种说话的方法。 <laughs> 这这这个何止这个什么什么政坛呢？我觉得这个东方民族啊，嗯，都有这个特点。但它叫含蓄啊。 还是叫什么？你看咱们拍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心机啊，心术啊。哎，我生活里碰到很多，我觉得我这辈子主要的时间都在猜， <laughs> 让你猜对吧？你的领导，包括你的同事，包括你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情不能摊在桌面上说的。于是呢，哎，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做初一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猜。然后我猜出来之后呢？ 我也做一个反制的动作，这个动作呀，实际上跟我们真正的矛盾没有关系，但是也要你猜，猜出这个就是，所以你看中国这个禅宗讲什么呢？就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嗯。再说难听点就叫哑巴吃黄连呢， <laughs> 有苦说不出啊。对，这所以中国中国人最怕算账的哈。我们做朋友也好，做亲人也好啊，我们跟你算账，我今天来跟你算账。 一把账本一打开就最最那就麻烦了啊，没没得没得回头，也怕什么把事情说破说破嘛哈，所以那个说回你刚说砍人的事情啊，嗯，这个蛮蛮蛮悲剧的，以前发生过，你说那个郑金汉在之前还有一位梁天伟，对，整只手几乎被砍掉，对，据我了解都还没有严格来说还没破案，没有说破，我们刚说破哈。 那可是我们就会会想了，那种事情一定是请专业的刀手啊，就是那个叫刀手，应该怎么说？那个凶徒嘛，聘来杀手嘛，来杀的。嘛。那江湖上面谁是刀手难找嘛？我们看太多的警匪片 <laughs> 都知道很好找嘛，对，打个电话给老大，哎，你交人出来，把人交出来。最主要是背后的理由，当事人应该知道的哈。以前那两个事情结果也不了了之哈，好像有些法律追究吧，可是也。 没有真的把对因为 <laughs> 把事情查出来，因为因为香港从来针对媒体的这种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一件是被侦破过。嗯，以前他们有人上过一周刊捣乱，对，砸报馆，有人比如说在一些报馆或者是一些媒体人家的门墙上面淋油漆，嗯，对不对？从来没侦破过，很奇怪。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香港只要你针对媒体，你干了一些什么坏事，一些暴力犯罪事件，几乎是不用怕的，没有 <laughs> 抓不到的。 这为什么呢？ <laughs> 不知道，不知道。 <laughs> 那是干这个事儿的人，他自然也知道，肯定影响特别大，所以他自己谋划的也非常周密，让你很难破案。呃，因为你毕竟要讲证据嘛，你不像大陆，当然对大陆也讲证据， <laughs> 就是大陆更讲证据，大陆更讲证据了。你你你没有证据，你没有办法呀。嗯，对啊，但是问题是。 很奇怪，那证据都怎么那么难找呢？平常的很多暴力事件其实也都破案率也都挺高的，在香港，呃，所以慢慢的这种事情多了起来，累积起来之后，香港现在开始形成有些圈内人一种想法，觉得所有针对媒体人的事件背后一定恐怕都还有一些更大的图谋在，而那些图谋是使得连警方在调查的时候都会放软手脚。 啊，甚至会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刚好另外一个方向？呃，不一定放放软手脚哈。我们相信香港警方的专业。好，好，好，咱们先去广告，再讲这个。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哎，你你猜是什么？那因为我听闻道讲，我就想起，哎，的确是哈，一直没有。 查获最后的理由哈，我就想，我们相对于其他的案件哈，动机，我们砍人杀人又有动机嘛，比较明确，那就可能比较好查。要么为钱，有没有金钱的钞票的，欠债不还等等哈来追；要么为情，你有没有很缺实的固定的感情、桃色纠纷，也比较好查哈。可是有一种事情不容易查的是恨，仇恨，仇恨的恨。 比方说可能啦，我这次完全不知道。以前虽然没有查到，可是也有不同的版本嘛，说他写了什么新闻，冒犯了什么什么样的人，得罪了谁等等。那是一次过的仇恨，恨到一个地方，可能他就他就花钱啊啊把他干掉，想惩罚他等等哈。反而恨这个东西啊，作为一种动机啊，难以把这个杀人的动机跟被害的事件。 连贯起来，难以追查，也难以证实。好，我证实不了啊，证实不了。说，哎，除非你真的抓到是我花钱请人来砍梁文道哈。是。可能是恨这种很微妙的情绪，跟情，跟为了钱，跟财，跟情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个搞这个媒体的也是高危行业。嗯我有时候觉得啊，真是早退休早好，因为哎，你干了这一辈子，嗯，你在明处。 你说的那些人都在暗处，嗯，你怎么知道你哪天你得罪了谁？嗯，你怎么知道你的一篇报道登出来以后？ 给他的企业造成了多少的损失？那你更不能退休啊！你现在没很安全，因为你还在电视前面。对啊，你退下来你就惨了。对， <laughs> 你应该等到你老到就是连呼吸都要加装一个呼吸器的时候，还继续锵锵三人行。 <laughs> 你哪天你不锵锵了，你立马就被 <laughs> 被马上新仇旧恨来来来跟你讨算账。这就像是有些那种什么那个那个欠三角债的那种一样，你你哪怕是那个那个欠债，你必须得干。 你不能收手， <laughs> 对吧？你收手反而完蛋了，垮掉了。哎呦天！而且就算你收手，也不要告诉自己收手，哈，因为我们也是看警匪片看太多了嘛。所有的黑社会都是说好，我干最后一票，然后就在最后一票的时候出事了。所以你有一天退休，不要宣布退休。我我到最后，我自己心里啊，就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迷信的底线，就是我觉得我还要宅心仁善。 就是不管我说什么，你看，呃，早年说什么的时候，可能有一种特别爱憎分明哈。嗯。但是你看，随着我年龄渐长啊，我就发现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有的时候啊，好人和坏人不是那么清楚的。所以呢，我就让我自己有一个呃底线是什么呢？与人为善，尽量的啊，这个两方面都帮人家把话说到。 你知道吗？尽量的不要让人家觉得，因为事实上，我确实觉得今天这个世界，那英不是有一个什么歌啊，什么看呐看呐，就是看不清。其实，当我们了解了全部的真相之后啊，真的往往发现爱憎很难分明。嗯，所以现在我往往讲一个什么事情，我既为正方说话，我也为反方做解释。但是你看，有的观众他不理解这个，他觉得哎，你是哪头的？他一定要分清你这个立场。你帮他。 说话，哎，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什么张艺谋这个生孩子的事情啊，就是，哎，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需要解释，不是说你支持他。你比如说很多问题，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刑侦的兴趣。呃，为什么有这个兴趣？你比如说啊，呃，他为什么呃没有这个公开，或者说他为什么原来不交这个钱？哎，你看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啊。 需要解释，但是你一个做媒体的人，当你给他解释的时候，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认为，哎，你怎么站在他那边？你怎么帮他说话呀？你知道吗？就是你，我觉得很多看客呀，他喜欢看你的立场。嗯尤其现在吧，现在就是我们各种讨论，很快就变成一个非黑即白的立场辩论嘛。就比如前年大家闹得很厉害，韩寒。 跟这个方舟子掐的那个事情，嗯嗯嗯，任何人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观众立刻要看的就是你到底支持方还是支持对他们着急的是，你说要是很模糊的话，对，就两边都骂你。 <laughs> 没错，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耐心也好，还是缺乏这种好奇心也好啊。很多人在听话的时候哈，你看你一直你这个话说了五分钟，他一直啊在敏锐的在听。 他要听你是哪头的，这种心理很有意思。他他他他就是要听，就像当年毛主席说的，不是东风压倒你，不是左派，你就是右派，没有中间的。哎，我就觉得他不关心一些这个客观的分析和解释，他更关心的是你梁文道是支持马家辉还是支持窦文涛？站队站的对不对？哎，这个这是个什么意思？他也是关心啊，关心到最后，他还是要呃。 替你下一个结论，你是站在哪一边，然后来决定他跟你是朋友还是敌人嘛？他还是关心你的推论，对。可是不管你的推论是什么样，他最后总要抓出啊，after 讲完那么多事情之后，到底你是帮这边还是哪边？那我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哈，所以就在我们那儿叫政治学里的一个词儿叫站队。 对啊，站队非常重要。大不就打输了，我有一本书叫《站错队》， <laughs> 香港话叫《站错边》。对，站错边，八十八元港币，请支持。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一下是讲开去了。我真正要问你们的这个话题，从北京一直就说到香港，就是现在在这个旺角啊，在尖沙咀广东道啊，出现咱们只能就叫极端分子，呃，少数极端分子，香港人，指着我们大陆游客骂蝗虫啊，就是什么什么。 你们都发表评论了没有？我我我写过，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也有关系，因为在香港今天面对大陆人的态度，或者面对这些所谓本土主义的态度的讨论里面，通常也就出现你刚才说的站队的情况。啊，站队，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就你不可能是中间派，所以你一旦提倡，比如说要要包容、要理性，不能怎么样，不能歧视，那你就是站在大陆人那边。 可是我我觉得先分清楚啊，这很多大陆的观众可能不了解，发生在广东道的那个骂大陆游客，或者说他们以为是在骂大陆游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认得，有不是骂错了南韩游客吗？看样子好像差不多，可能骂了不少日本人是吧？对，也可能骂了一些台湾人，台湾人也说国语嘛，对吧？呃，跟旺角不太一样，旺角那天他们就不骂人了，我觉得他们其实聪明了。旺角他们是拿这个行李箱。 对，像很多深圳、广东来香港购物的人一样，说他们不是骂人，他们是干嘛？他们看到大陆游客就说：“你不要来香港买东西，要回国，回回内地消费，爱国，啊，要支持内地的产业发展啊，什么什么，应该买三鹿奶粉了，什么是这种。”那他拿着行李箱是干什么？ 他也觉得他是要模仿这个呃内地的游客的行为跟表现，然后他们叫做挤爆，就是让他们形成一个一个一个可见的一个群体，就是说呃他们也来挤一挤。我以为这是表示，就是说这也是我的道路，这也是我的空间。是可以啊，他们另外另外讽刺嘛，还有他让内地游客也觉得来香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我现在有些大陆的朋友，深圳、广州就不喜欢来了，是什么理由呢？不是说好吧，你不欢迎我，我不来，不是，很简单，来到不舒服，人太多了，因为多到一个地步，在于说连游客也觉得多，不仅是我们本地的人觉得，到处都拿着箱子冲过马路。我现在在香港开车啊，感觉好像玩打电动玩具一样，突然看到冲过来，这样冲过来哈。 那现在连内地游客也觉得受不了。我，你问我有没有写文章是吗？我写了一篇叫《香港不是养鸡场，养鸡啊，养鸡啊，养鸡哈》，我就说把我们大陆游客当鸡吗？哎，人家是香港政府官员，就把香港人当鸡。 还有把游客也当鸡，怎么说呢？他说啊，可以啊，再过几年，二零一七年，香港有七千万人次一年进出，香港可以承受，对啊，可以承受起来，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酒店房间，有足够的客运系统。我说那等于养鸡一样嘛，算有一个笼有多大？ 有多小鸡鸡，还可以再挤一下，再挤一下。 <laughs> 对啊，对 <laughs> 对对，有一半的人都。接下来为您播出 <laughs> 《文明启示录》。对对对，我比较大嘛，那就占了上一个位置。